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六十四集。洛涵算是明白刚才林清霄为什么那样严肃，他不敢大意，立刻使出全身实力，用尽全力困住吞元手。 然而吞元兽不愧是饕餮后裔，无论是灵气、法力还是食物，接近吞元兽时全部被吸收。洛涵无论用风、藤蔓还是灵气，都根本无法接近吞元兽，更遑论控制。洛涵心想：完了，我大概要跟苏隐月一样，感受一把角色死亡的感觉了。林清霄也不敢拖打，招招使出毙命之计。 然而法术靠近吞元兽身周十米就被吞噬，林青霄的剑锋也不过能多往前走三米罢了。林青霄当机立断说：“退。”“好。”洛寒一口应下，赶紧后撤。如果不想着制服吞元兽，只是保命，那么难度就大大降低了。林青霄反应快，动作敏捷，洛寒天生对灵气敏感。 他们两人总是能提前预判出吞元兽要去哪儿，一路放风筝一样兜着吞元兽，倒也相安无事。邹继白在外面看着，简直都要窒息了。他身边不知不觉围了很多人，每个人都紧紧握着拳，明明知道不影响，但他们还是大气儿不敢喘。一个弟子屏息了很久，忽然长长吸了一口气，又接着屏息，啊。 <laughs> 我要喘不过气来了，太可怕了！幸好我不在这个训练室。我头一次知道，竟然还会刷出吞元兽的呀！邹继白再一次在心里感谢苍天，感谢神，嘿嘿嘿，谢天谢地，我刚刚已经把考核给过了。我不行，前面妖兽勉强还能打一打，吞元兽真的不行。他们说着，一起露出庆幸之色。这时候，邹继白忽然觉得不太对。 好像已经过去了很久，为什么他们的地图还不换啊？阵法里，林青霄已经确定，这个地图不会刷新了。准确说，他们不使出全力，这个地图就不会变。林青霄对洛寒说：“保持体力，不必再换位置，了。你就待在这里不要动，我靠近他试试。”洛寒心里也有猜测，他脸色凝重，看着林青霄欲言又止。 嗯，你小心。林青霄轻轻颔首。忽然，他身形一闪，空气中立即拉出一道白色的光。洛寒只觉得眼前一花，林青霄就出现在吞元兽身前。随后，一阵清越的龙吟声响起，九霄剑上萦绕出一条冰龙，随后越来越大，长啸着冲向吞元兽。 吞元兽感觉到危机，也抬头吼叫。他一张口，周围所有东西都被他的肚子吸去。洛寒连站都站不稳，给自己使了石坠术，才勉强稳住。漩涡中心的林清霄身形依然纹丝不动，九霄剑在他手中发出耀眼的冰蓝色光芒，剑芒越来越大，倏地化作一道蓝光朝吞元兽大开的喉咙飞去。 “哐”的一声巨响，阵法台外的防护阵法晃了晃，骤然崩塌。没有了防护阵法阻拦，阵法台里的气浪再无阻碍，输的冲向外界。林清霄意识到的时候，就赶紧往回撤，但到底还是有一些灵气逸散在外。在外面围观的弟子被一阵冰寒之气冲得连连倒退，好多底盘不稳的更是直接摔倒在地。 训练室内所有阵法盘闪了闪，最后一起熄灭。苏隐月正在对付妖兽，忽然眼前的景象全部消失了。他愕然回头，发现训练室里一片狼藉，弟子东倒西歪，而阵法台上的灵光都消失了。里面的人和他一样茫然地看着外面。发生了什么呀？乙号训练室的巨响惊动了船上所有人。 好些人跑过来，纷纷询问怎么了。众人正在恍然无措，突然有人看向后面，齐齐给来人让路。古行星君，天宇星君。古行星君敛着长袖，不紧不慢地走到室内。他看到训练室里的状况，再看看独自站在阵法台上的林清霄长长叹气：“全部阵法盘都被打坏了呀！哎呀，换这个很贵的。” 林青霄立刻收剑行礼。抱歉，是我没控制住。洛寒艰难的从阵法台上爬起来，给两位姗姗来迟的星君问好。古行星君，天宇星君。地上的弟子也彼此搀扶着站起来，训练室内问好声此起彼伏。古行星君挥了挥手，十分不在意的说：“你不必说抱歉，能把训练室的阵法打坏，这是荣耀。” 只不过以前最多坏一个，你打崩了一个训练室的，有点费钱。林清霄更加过意不去了，是我失误。更换阵法的费用，我愿一力承担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天书院再不出息，也不至于让弟子承担费用。古行行君说完，笑眯眯地补了一句：“反正又不是我出钱。” 这些都有公账报销的，怕什么？林青霄顿了一下，说不出话来了。有公职在身的人花公家的钱，确实都很大方。但是古行星君都不掩饰一下了吗？天宇星君不是个多话的人，但是此刻他也破天荒说了一句：“你不必放在心上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做的很好。”可以看出来。 古行星君和天宇星君对林青霄的印象都很好，天宇星君这么严厉的人都难得对林青霄说表扬。洛寒站在另一边，悄悄蹭自己脸上的灰。古行星君看了一圈，冷不丁问洛寒：“这位小姑娘也是中山的弟子？”洛寒没料到话题突然转到他的身上，他抬头有些惊讶：“啊，并不是。” 我暂住中山，正好遇上希尔米海一事，所以跟着队伍一起出发。古行星君点头，没有问洛涵为什么暂住中山，也没有问他为什么始终戴着面纱，只是说：“你的灵力控制很不错，但是看起来手法还很生疏，接下来可以着重练一练。”洛涵越发惊讶，不明白他为什么引起了星君的注意，但一把手的话不能不接。 洛寒点头应下。好，古行星君专门和林青霄和洛寒说了话，随后在训练室里搜寻了一圈，再没有理会其他人。要出门时，古行星君停在门口，仍然是一副随和的样子，说：“换阵法盘还需要一些功夫，这段时间内以后训练室不能用了，还好其他训练室有空位，你们换个地方练习吧。” 众人自然应是，有几人悄悄松了口气。太好了，接下来只要避开林青霄，他们就还是一条好汉。一组的人重新到抽签区抽签众人走到抽号的阵法盘前，都有些踌躇。林青霄不抽号，他们真的不太敢抽啊。他们也知道几率都是一样的，可是不知道林青霄在哪之前，他们抽号真的很慌啊。 如果说之前还有人对林青霄的实力有怀疑，经过今天的事情后，所有人都心服口服了。他们不应该质疑龙族的排名，龙族本就是一窝战斗狂魔，他们评选出来的第一一定是个疯子。既然所有人都不动，林青霄率先上前抽了号码。他大概和贾浩有什么缘分，这次还是贾。大家顿时放下一半的心。 次第上前抽号，洛寒抽了之后，是丙。林清霄看到他的号码，眼神微变。这些变化很细微，但是古行星君和天宇星君一下子就注意到了。天宇星君没说话，古行星君眯眼笑着说：“林清霄每次都是假号，可能是阵盘出了些故障，你再试一次。” 在场的人齐齐一致。古行星君自己就是研究阵法的，他说这些话，不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专业吗？林青霄没有发表意见，他依然上前抽号，这次果然是丙号。周围人默默捂住眼睛，觉得自己的眼睛可能瞎了。官方作弊最为致命，他们连掩饰都不搞一下了吗？ 刚刚抽完号的邹继白看到林清霄的令牌，沉默许久，举起自己的手仔细端详。他的手就这么黑的吗？邹继白在悲伤之中忽然悟到一个真理，他发现了一味避林清霄是不对的，真正要躲开的人是洛寒。洛寒在哪儿，林清霄就在哪儿。 洛寒才是那个决定大家命运的人呐！丙浩训练室的人练习的好好的，突然晴天传来一个噩耗：大魔王把自己的训练室炸了，现在他换到他们训练室来了。意外总是到来的猝不及防啊！有人欢喜，有人愁。丙组的人悲伤不能自已，而其他人，比如林崇玉，就暗暗松了口气。 幸好这次他和林青霄不是同一个组了，他这样确实像个逃兵，但是总好过输啊。洛寒有了古行星君官方放话，不必再练习单人阵法，而是专门练习控场的熟练度。他和林青霄又刷了几个地图。说实话，洛寒觉得团体战比他一个人闯关轻松多了。他真的不是一个强攻型选手，单打独斗太难为他了。 这次练习果然没有再出现吞元兽这种重磅炸弹，别说吞元兽，就连妖兽也不是每个地图都有。洛寒趁着没人注意，悄悄问林青霄：“刚才那个阵法是不是被人为操纵了？”林青霄细微的点了下头，真是毫不意外。洛寒刚才在隔壁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儿，吞元兽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个级别的阵法中呢？ 而且阵盘才刚炸，两个星君就出现了，可想而知，他们一直在关注这边。他们想看看林清霄的最高水平，故意压着不换地图。结果林清霄的攻击高过了头，把一个训练室都炸崩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